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短短四天，苏军损失二百三十九辆坦克，啊，步兵就损失更大，啊，不得不在十二月二十号停止进攻，是吧？这还没完，因为这个苏联啊，人缘特别好，啊，这这个周围的邻国没有一个不恨他的，啊，这样的人缘你侵略任何国家，别的国家都要给被侵略的国家帮帮场子。 据说这个时候有超过一万名瑞典人、英国人、丹麦人、挪威人以志愿军的身份进入芬兰参加这个抗苏战争，甚至英国政府都已经准备派遣军队到芬兰助战，一直没啥存在感的国联都出来说话了啊，谴责这个苏军入侵芬兰啊，也不知道九一八的时候干啥的，最后。 国际联盟干脆把苏联开除了，那跟流氓不用讲道理，滚滚滚滚滚滚滚滚。这时候斯大林真是拿伏特加当水喝呀，啊，估计是败火啊，所以老逼养的，为什么这个五几五几年挂了，五三年酒精中毒死了，就是那会儿留下的根儿嘛啊。他愤怒地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前进？如果再这样下去，那将鼓舞帝国主义营垒的反苏势力。我咋面对列宁同志是吧？列宁同志昨天托梦给我，反腐是第一要务，对吧？” 列宁同志都遭气得气烂了，回头这这怎么行？这个是吧？所以在世界舆论非常不利的情况下，苏联赶紧发表声明，谴责国际联盟通过决议，谴责是吧？我我我我侵略有理是吧？一方面呢，总结第一阶段作战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再次向芬兰发动了进攻。于是呢，苏芬战争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 虽然芬兰军民表现的英勇果敢，可歌可泣，但是毕竟呢，国力悬殊，轻量级选手跟重量级选手啊，这个摔跤你永远是不可能有公平的。他可以这个被你踢一百下，啊，抽一万个大嘴巴，但是只要你累了，他逮到一个机会摔倒你，你基本上就完了。所以这个斯大林撤掉了这个梅列茨科夫的职务，由。 在一九三九年指挥波兰战役的铁木辛哥元帅接任这个亲芬苏军总司令，铁木辛哥大量调集增援部队，人数达到了九十万啊，相当于这个芬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大炮两千八百门啊，在适应雪地作战上呢，也做了一些紧急改善，对部队呢进行了特训啊，要求战车和步兵得互相支援啊，不能这个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打起仗来狼上狗不上那不行，啊，都得上。 啊，狼和狗全得上啊！前面有肉。四零年二月一号，二十四个苏联师开始向卡累利阿发动全面突击。苏军集中超过四百门大炮，猛烈轰击仅有两千四百米长的预定突破地段。在坦克的引导下，苏军发起一轮又一轮集团冲锋。而且呢，苏联空军对芬兰后方城市和交通线狂轰滥炸。苏联空军一月份总共出动了七千多架次。 在狭窄的前线，芬兰军队用机枪对苏军冲锋的人群啊，打出几层厚的尸体堆。最后，这场屠杀导致芬兰军队几乎耗尽了全部弹药，而苏军还在集结新的部队发起冲锋。是吧？早在这个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俄国陆军大臣就说了。 人是我们国家唯一过剩的资源啊，无所谓，那不过都是穿灰大衣的牲口，那都不当人是吧？自己拿人都不当人啊，足见这个国家有多么的变态邪恶。到了四零年三月，曼纳海姆防线失陷，全线告急，芬兰军队退守维堡一线。到了三月五号，分军濒于这个兵力枯竭、弹尽粮绝、外围无望的险境，在这种情况之下。 芬兰政府在瑞典的斡旋下，于三月七号派代表赴莫斯科议和。这个时候，苏联其实也急着找个台阶下，原因有俩：第一个是天气，这个冬天过了是春天，那这应该是好事啊！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是吧？不冷了，不冷了，打仗不挺好吗？你这么想就太天真了，你根本就不懂，寒带都是冻土层，春天一解冻，那芬兰地区大。 大部分会变成泥泞不堪的沼泽，冬天一冻梆梆硬，还能走。那一下变成沼泽了，更不利于苏军作战啊。第二个是国际政治，苏联入侵波兰已经导致他被国联剥夺会籍，驱逐出会。可见西方国家对场战争的观感。再持续下去，说不定英法等国都会出兵芬兰助战。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啊，苏联也答应那不打了，停战谈判。 芬兰终于在三月十二号接受苏联的条件，结束了这场历时三个半月的战争。苏芬战争当中呢，有两种武器被冠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之名啊。苏联空军在开战首日对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为主的这个大都市进行轰炸，甚至使用了子母弹式的这个。 燃烧弹啊！但是面对指责呢，他恬不知耻，说我没轰炸啊，我没有没没有轰炸，那我是扔面包啊，是扔面包。城里的工人饥饿，苏联人民给扔面包，是吧？臭不要脸！你们国家的人一九八零年代还排队买面包呢，有面包你扔啊？你咋不扔朝鲜去？不是这个，苏联研发这个超音速飞机的时候，他问老百姓高兴不高兴啊？这个老百姓说高兴啊啊！这样莫斯科没面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坐着飞机上基辅买面包去了。所以整个这个战争期间。 芬兰人都把这个苏联空军的炸弹戏称为莫洛托夫的面包篮再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啊，芬兰军队大量使用发明于西班牙内战时期啊以这个玻璃瓶等容器盛装石油啊、磷助燃剂等物的燃烧瓶，这个东西被称之为莫洛托夫的鸡尾酒瓶啊。当然，这个莫洛托夫鸡尾酒瓶仍是相当有技巧的啊，你必须得。 就是瓶口冲上扔，否则的话，你一倒过来那个东西洒出来，你自己就点着了。所以很多人不会扔的都变成自焚的了。哎，而且你必须得准确的击中这个发动机，就击击中坦克的汽油发动机，啪一击中，它才能着。因为那会儿的坦克是汽油发动机，你现在柴油机用这玩意儿没用。三月十二号，双方代表在莫斯科签订合约，芬兰把东南部啊，包括维堡在内的这个卡累利阿地峡。 萨拉地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分岛屿割让给苏联啊，这个一共是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十分之一，把苏芬边境往北移了一百五十年，并且呢，把汉科半岛租给苏联三十年，苏联每年呢偿付芬兰八百万芬兰马克的租金，苏联在这儿呢享有驻军权。 但是这个合约并没有规定苏联先前允诺要划给芬兰作为补偿的土地，是吧？所以芬兰军队这个总司令叫曼纳海姆啊，痛楚地说：“这个条约给我们国家的战略地位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我国丧失了本来可以保证我们阻止入侵军队前进的全部要地。新的国界使芬兰暴露在侵略者面前，而汉科像一支指向我国心脏的手枪。” 但是仅仅过了一年，芬兰就在苏德战争当中配合德军夺回了失去的土地。芬兰这个抗击苏军，从三九年十一月到来年的三月四个月，使苏军遭受了惨重损失。莫洛托夫四零年三月向苏军最高统帅部报告红军伤亡数字，说死四八七四五人，伤一五八八六三人，这还只是一个大大缩水的数字。 赫鲁晓夫后来回忆录里透露说，苏军在战争中啊，实际损失上百万，死了二十万，全建制被芬兰军队歼灭的就有幺六三师、四十四师、五十四师、十八师、幺六八师，这个幺二二师和八十八师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苏联红军还有五万五千人被俘，芬兰军队只有两万三千人阵亡，四万七千人受伤。更可贵的是。 芬军通过战争彻底打消了苏联吞并芬兰的企图，免于苏联人民那种悲惨命运。苏联动用大军进攻芬兰，志在必得，连傀儡政府都准备好了，就想把芬兰像波罗的海三国一样吞掉。但是苏芬战中的惨重代价，使苏联不得不正视现实，解散傀儡政府，重新与芬兰谈判。 芬兰通过战争避免了被并入苏联的命运。到最后呢，虽然对苏联做了一些妥协，但基本上保证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丘吉尔称赞芬兰，说：“孤军奋战的芬兰，在死亡威胁下的出类拔萃的崇高的芬兰，显示了自由的人所能做到的事情。芬兰对人类做出的贡献是伟大的。” 如果自由之光在斯堪的纳维亚北方最终熄灭的话，那很可能是预告黑暗时代的重新降临。芬兰抗击苏联侵略的卫国战争之所以打的这么好，主要是因为呢，这个芬兰人真正爱这个国家，保护自己优越的生存环境。国家也是从制度政策上带领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芬兰独立后的二十年，国家关怀每一个公民，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真正尽到国家的责任。芬兰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日益平等。到了三九年，社会百分之五十的财富掌握在工人、农民手里，芬兰被称为“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一般劳动者的共和国。所以到三九年苏联进攻的时候，芬兰人民像保卫家一样保卫国。 就连芬兰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没有站到苏联一边，反而和同胞们一起战斗。那因为芬兰真正是他们的祖国，保卫芬兰就是保卫自己的八小时工作制、义务教育制度、国民生老病残全面保险的社会福利制度。这种制度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即使强大如苏联、强暴如斯大林者，也抵挡不住。 斯大林摊上这么一个生而自由的芬兰邻居，倒了八辈子霉。苏芬战争结束之后，对国民在战争中的损失，包括人民在战争中自发坚壁清野的损失和从苏战区搬出的难民被迫放弃的财产，进行了包赔。其中损失在六千五百芬兰马克以下的，政府全部赔偿，金额。 越往上赔偿比例逐渐减少啊，一百万芬兰马克以上只赔百分之十，这才是真正的为国民着想，视国民为主人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没有办法不富裕，没有办法不繁荣，没有办法不强大。然而呢，几十年来，苏联官方材料始终说这场战争是芬兰挑起的，是芬兰对苏联进行武装侵略。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苏联领导人大秃瓢赫鲁晓夫还说：“啊，我们要芬兰人让给我们一定面积的领土边界，离列宁格勒更远一点，这可满足我们保卫安全的需要。”芬兰人拒绝接受我们条件，所以我们无计可施，只好用战争解决问题。啊，反正就是，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天，是吧？就是不要碧莲，是吧？而且这个相比之下， <laughs> 还是当时苏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华西列夫斯基。 将军后来的元帅说的更实在，说芬兰战争是我们的一大耻辱，败坏了我军在国内外的形象。许多事情都需要做出交代。当然了，他不用忙着交代，德国人在旁边看了个一清二楚。他们派出很多军事观察员到芬兰观战，是吧？一看，我操，苏联红军就连芬兰这种小国寡民、甲兵不完、城郭不固的对手都无法应付。 无疑使德军信心大增，而且呢，如果苏联红军冬季作战能力如此之差，那么东将军对德军来说就不是大问题。这个对希特勒决心实施巴巴罗萨计划有很大的影响。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本节目由。